巴黎和会吵了半年之后啊，这个凡尔赛合约呢，终于公布了。据说这个德国出席这个凡尔赛合约的代表是四月份才接到了通知，不是说巴黎和会一开德国代表就来了啊，是接到通知之后来法国签订合约的，就跟那个李中堂签马关条约似的，但有允还是不允两个字儿啊，甭废话，没有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 德国代表住的地方啊，是一个四面有铁丝网的小屋，类似于这个战俘收容所。宣布合约的日子呢，是一九一九年的五月七号。这是一战的时候啊，这个“路西坦尼亚”号这个游轮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纪念日。德国宣布无限制潜水艇战啊，无限制潜艇战。因为这事儿美国才参战的嘛，所以在这一天让他签约。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主持会议。 德国代表呢叫布罗克多夫，他坐着抨击协约国对德国的继续封锁。这合约一公布啊，对德国人来讲真是奇耻大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德国丧失了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人口，以及全部海外殖民地。在这个威廉皇帝时期啊，也就是这个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呢是七十万平方公里。 到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呢，不到六十万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呃魏玛共和国呀，比威廉皇帝的帝国面积上呢是少了不少。其实不止八分之一，德国还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在非洲的殖民地呢，被英法比利时给瓜分了。那在太平洋上的，那像匹斯麦群岛、帛琉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就都归了日本了。 更苛刻的是对德国军事的限制啊，陆军只能保留七个师，不能超过十万人，坦克、重炮都不能有，甚至不能有重机枪。所以这个德国军队等于就降到了一支警察的水平，只能对内镇压，甭说对外扩张了，连防御都有问题。现在这个部队里都流行一种这个通用机枪，安上两脚架轻机枪。 安上三脚架就是重机枪，这就是德国人发明的，是吧？你不是不让我搞重机枪吗？没关系，我这是轻机枪，啊，但是安上三脚架就是重机枪了。安上这个高的这个架子，还能当高射机枪用，是吧？所以德国人也是很聪明啊，会会变通。德国海军不能超过一万五千人，潜艇、航母、战列舰都不能拥有，有几艘这个威廉皇帝时候造的老战列舰啊，前无畏舰，这个一九零几年下水的这个战列舰。 整体呢也是跟海警的水平啊差不多。公海舰队拉到英国海军锚地，全部自沉了。不能有飞机，飞机全都毁了，劈吧劈吧当柴火烧啊！因为那会儿飞机是木质的，蒙着帆布或者铝皮，全毁了，恨不得呢除了风筝什么都不能飞。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彪悍的民族啊，你这么对待他，割地、赔款、裁军。 啊，说句实在的，协约国挺不明智的，那太贪了。咱们过去讲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是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那你也是狗，我也是狗，大家都是狗，谁屁股都没擦干净。最好呢就是打完就完了，都是欧洲人是吧？一笔写不出俩欧字来，谁也甭记仇。完了往前看，对待德国这样的国家，我一向就认为什么呢？就是你要么就别招他。 你要招他，就干脆把他招死，索性就像法国说的这呢，把他肢解，对吧？当时德国没被肢解，等到二战之后，盟国才吸取这个教训，英法美苏分区占领，弄出俩德国，东部大片领土并入波兰，这一下德国就没戏唱了。他就是一只猛虎嘛，啊，你要么别招他，要么把他招死，是吧？你没招死他，人家回去之后磨爪子、舔伤口好了之后，再来咬你。 德国人觉得这个条约对我们非常不公平啊！我们有什么罪啊？那大家都是帝国主义，我们不就是打败仗罪吗？那下次我们打赢了就行了。所以这个想法就太可怕了。德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军人，对凡尔赛合约在心理上更不能接受。你想啊，一九一八年的这个三月。 德国刚刚跟苏俄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约啊，那个德约是相当苛刻的。德国占领了苏俄的大片领土，是吧？所以呢，凡尔赛合约的苛刻也是有样学样。在这个大战停战的时候，德军还占着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一部分领土，在战场上还保持着攻势，所以德国人就觉得，怎么可能有占领大片敌人领土的战败国呢？ 这不像二战的时候，盟军都打进德国本土了啊！现在是德军还占着别国领土，然后告诉说我打败了，让我投降。德国军人呢就感觉这个条约太离谱了啊！我们没输啊，为什么要签约？但是德国军人忽略了交战双方已经卷入了总体战之中啊！前线局部的战术优势无法扭转德国在战略上的失败，他们看不到这一点。 坚持认为是十一月党人在背后卑鄙的捅了一刀。今后只要德意志民族加强团结、重整旗鼓，就能卷土重来。凡尔赛合约签订之后，德国军队虽然只剩下了十万人，但这十万人呢，仍然都是霍亨佐伦王朝留下来的，那大多是军官和士官，最差的哥们儿呢，也相当于这个。 班长啊，也当过班长啊，等于呢走的是精兵路线啊，有点类似于今天日本的三军自卫队。这自卫队的队员都叫自卫官啊，啥意思呢？就是人家这二十五万人全是官儿，最差的能当班长。一旦打起仗来，扩充军队，一个班长怎么着能领十多个人吧？所以十万德军就能扩充到一百二十万，甚至两百多万，只要武器装备够用。协约国不让德国造飞机。 他就成立了这个航空俱乐部，民用可以吧？会开运输机，练吧练吧就能开战斗机。运输机那么大个都能开，战斗机能不会开吗？你不让我造潜艇，OK，我可以给荷兰造，给西班牙造，我又不用。造完之后图纸留一套，回国我自己就能生产啊！这东西你根本就限制不住，你可以把它的工厂炸没了，把它的机器设备全搬走。 可是人脑中的智慧你弄不走。德国军队虽然可以这么搞啊，但德国经济却长期低迷啊，主要是这个赔款给压的。我给不了钱，给不了钱可以啊，火车头也行啊，机器设备也行啊啊！所以德国赖以生存的很多生产生活资料都被协约国拿走了，德国人就活不下去了，很多人失业，工厂大量倒闭，德国说我没钱了。 赔款我给不了了，拒绝支付。你一拒绝支付赔款，一九二三年法国、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占领鲁尔的结果导致德国经济崩溃，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二战德国老兵啊，叫迪特马亨唐茨，他说，在一九二三年的时候啊，一美元兑换四万亿德国马克。四万亿德国马克是什么概念？ 我目前见过的最大面额的钞票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发行的单张五千亿迪纳尔。那你想，这四四万亿是吧？比那个还大。当时一个面包是一千亿马克，一升牛奶三千亿马克，小孩都把钞票当玩具玩啊，当积木摆。德国人当时人人腰缠万亿，都不是亿万，是万亿。可惜不是富翁，饿得要命。 有个作家呀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纳粹主义的诞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尔赛。”据说这个当时协约国军总司令、法国陆军元帅福煦看完凡尔赛合约的内容，仰天长叹说：“这不叫停战，这是二十年休战。”果然，一九一九年签订凡尔赛条约，是吧？三九年德军闪击波兰，二战爆发。所以这福煦元帅整个一半仙儿，能掐会算。所以。 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对这个合约非常的不满意。除了德国之外，还有意大利、日本两个法西斯元凶。当然了，这个意大利呢，更多是充当一个小丑的角色。那如果战争史啊，这个缺了意大利，那战争挺血腥的啊。有他呢，就倍儿逗逼。其实主要就是欧洲的德国、东亚的日本。巴黎和会。 这个确立的这个凡尔赛体系呢，调整了这个帝国主义在欧洲、中东、北非的关系。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建立，是吧？欧洲的秩序调整了，但是远东的秩序没有得到这个调整。远东秩序调整靠什么呢？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 这华盛顿会议又是怎么回事呢？一战呢，说是世界大战，其实呢，主要就是在欧洲战场，亚洲是在西亚，非洲是在东非，规模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帝国主义六强当中有俩置身事外，就是美国和日本啊，这两个国家不在欧洲。美国一九一七年对同盟国宣战，参战呢是一九一八年。日本呢，派了一支舰队到欧洲给协约国护航。 打仗主要是在中国青岛跟德国干了一仗啊，等于日美两国在一战当中啊没什么损失，所以一战之后，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势力都在削弱，唯独这两国呢实力增强，因此两国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开始在亚洲太平洋大肆扩张啊，特别是在中国啊这个大肆扩张。这样一来，两国就有了矛盾，还非常激烈啊，矛盾就需要调解。 远东太平洋扩张最需要就是海军嘛，对吧？所以这个到今天，美国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都是由海军上将出任，而海军在三军当中是最烧钱的。你看，咱们今天说陆军兵就不用说了，这俩肩膀扛一脑袋，发杆枪，这没多少钱。一辆坦克几百万，中国产的可能更便宜啊，国外是几百万美元，我们几百万人民币。一架飞机几千万。 对吧？一艘军舰至少得上亿吧，核潜艇得十几亿，航母得几十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甭管是英法还是日美，实际上军备竞赛是都有点力不从心。刚打完仗，谁不愿意和平啊？能不打就别打了。打完仗再扩军备战，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美国牵头，来来来，哥几个。 到华盛顿来开会来，我这儿管饭啊这个咱们商量商量，这事儿咱不能这么干，怎么解决？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九个国家啊，不像巴黎和会二十七国啊，这次比较少是吧？英法美日意中比和葡，为什么这九国来呢？当年辛丑条约的签字国，辛丑条约是中国跟十一国签的嘛，所以加上中国一共是十二个国家，德国、俄国、奥匈没来。 啊，没来。那这个一个革命了，一个战败了，一个战败解体了，所以来了九国开会。呃，实际上啊，中国问题虽然在这个会上呢非常重要，但是美国上来要讨论什么事呢？首先要调整跟英法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啊，签了一个特别逗的《英法美日四国条约》。四国条约签订之后，表面上看是矛盾调整了。 谁都不许扩军啊！哪是你的势力范围，哪是我的，这都划分好了。谁也不许针对其他地方采取敌对行动。实际上，斗在哪儿呢？美国人这么干的目的啊，是要结束英日同盟。一九零二年，英日同盟对日本来讲是好处大大的。这个日本人自己讲，我们跟英国签订这个同盟条约，感觉自己就是佃农的儿子过继给地主了。你想，他当时国力还不如大清。 能跟三百年的老牌帝国结盟，而且这是英国第一次跟外国结盟，是吧？英国向来是光荣孤立，不跟任何国家结盟。那这次为什么选中他呢？为了在远东牵制俄国啊！所以，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要是没有英国拼出老命来支持日本，根本没戏。结果到了一九零七年，英俄协约了，俄国成哥们儿了啊，成英国哥们儿了，用不着牵制了。但是呢，还可以用日本来对付德国。 到一战结束，德国也战败了。英日同盟对于英国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相反，日本是死死不肯放掉的，那抱住世界第一强国的大粗腿，所以死乞白赖的要延长同盟，因为这同盟有效期啊是二十年，到二二年期满，美国能乐意他俩结盟吗？当然不乐意。 美国又不能说，我看你俩结盟不爽，你们给我散伙，不能这么说。美国人聪明，怎么办呢？干脆小两口变小四口吧。光你们俩过有啥意思啊？我跟法国也掺和进来吧。但问题是，过日子都是小两口，你见过小四口过吗？所以这四国同盟一签订啊，实际上就标志着这个英日同盟被瓦解了。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巨大成功。 日本的一次巨大失败，好不容易傍了个大款，大英帝国啊，被美国呢搅和黄了。第二个条约是英美日意法五国海军条约，这个条约呢限制这个相互拥有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比例，就是限制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当时规定英美日法意五国的比例是五比五比三。 比一点七五比一点七五，就是说，英美并驾齐驱了。这是美国的巨大胜利，因为英国一直是世界第一海军强国。以往他的海军要保持双强标准，什么叫双强呢？就是我是世界第一，我的总吨位要达到世界第二和第三之和，保证世界第二、第三海军强国联合起来打不过我。而现在，美国跟他并驾齐驱了，是吧？ 你看今天的美国海军都不知道几强标准了，是吧？后面二三四五可能加上勾 o k K 都没它多，因为它光一艘航母就十万吨。当时日本非常希望自己的海军总吨位能够保持美国的百分之七十，他认为最低限度是对美七成，这样跟美国交战才有把握啊。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把美国当成假想敌了，结果折腾了半天六成。 据说这个日本两艘在建的战列舰还要拆毁，所以日本很生气。法国跟意大利无所谓，是吧？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比例呢。你让我一点七五，那可能我现在才一点四三，还可以接着造。但是呢，华盛顿会议上矛盾也很多啊。据说这个英国呀不想让法国造潜艇，是吧？因为英国一战的时候吃了德国潜艇的亏嘛。法国呢则反对英国造巡洋舰，因为英国海外殖民地多，他得多造巡洋舰保卫殖民地。 所以，法国代表在会议上跟英国代表就酸溜溜的说：“无敌于天下的大英皇家海军造了那么多巡洋舰，想必是用来捕鱼的，啊你不是号称和平吗？那你这巡洋舰是用来捕鱼的吧？那为什么不能允许可怜的法兰西保住一艘潜艇来观察一下海底生物呢？”所以，列强之间就是勾心斗角，你损我，我损你，最后勉强达成了这么一个比例。 但是这又是美国外交的成功，日本的失败。美国跟英国并驾齐驱了，日本对美七成没戏了。接下来对日本的打击更重啊，就是与会九国签署了《九国公约》，全称叫《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承认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任何国家别想染指，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很明显是对着日本来的。一九一五年。 日本逼迫中国签署二十一条，想独占中国。当时欧洲列强顾不上，美国呢在欧战当中靠卖军火发大财，也没顾上，让你小子暂时得了便宜了。但这个便宜没占多久，美国马上玩了这么一手，就把日本的这个独占中国的局面打破了。不用说，又是美国外交成功，日本外交失败。所以整个华盛顿会议啊，可以看作是巴黎和会的继续。 一战之后，至少头十年维持世界格局的就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凡尔赛体系下最失落的是德国，在华盛顿体系下最失落的是日本。啊，好不容易傍上英国，被美国拆散了，小两口变成了小四口。海军弄了半天还是世界二流，你跟英国并驾齐驱了。我想独霸中国，你给我弄黄了，搅了个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所以。 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跟华盛顿条约签约的时间差不多，也隔了二十年。因此，为什么说是德意日三国挑起了二战？特别是小日本，德国另说啊，意大利是跟班日本挑起二战，他配吗？为什么他不知死活敢挑起二战？就是因为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对他们不利，因此为二战爆发埋下了伏笔。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